三师叔昨天第一天睡在这里，睡得可好？挺好的，连梦都没做。嗯，我需要梳发髻吗？ <sighs> 虽说俗世的孩子不用束发加冠，但因为三师叔已经入了仙门，就不一样了。 <sighs> 梳好了，一会儿我带师叔去掌门那里受戒。 晋江文学城，Priest 原著，七二九声工厂，猫耳 FM 联合出品，《六爻》第一季第二话，陈客。 家禽门派果然和野鸡门派不一样，满山的树和石头竟然都刻着符咒，这些在外面有钱都买不到。三师叔，倘若在山上迷了路，只要问这些石头和树就是了。比如可以这样对着树根问：“请去不知堂。”哦，不知堂是掌门的住处。哦，你看。 树根竟然发光了！只要发问，这些树和石头就会发光，为师叔指路的。这应该是我见过的最有用的仙器了。咱们跟着光走吧。雪清哥，这些都是谁做的？是掌门。他？他真的不是个骗子吗？难道他真的可以呼风唤雨？ 嗯，不太可能吧？这里就是不知堂了。为什么叫不知堂呢？师叔看门口挂的木牌，上面写的“一问三不知”，应该就是不知堂的来历吧？哦。 这个小木牌上刻着的兽头有点眼熟，在哪见过？咱们进去吧。这个茅草屋破的跟我家也差不多。 <laughs> 掌门，我带三师叔来了。嗯，掌门从今日卦象中窥见了什么天命啊？ 天道有命，今日膳食要多加一道小鸡炖蘑菇。他这个神色好像黄鼠狼。门口的兽头不就是黄鼠狼吗？难不成师傅真是黄鼠狼精？三师叔。哦，给师傅请安。 呵呵呵不必多礼，酸唧唧的。我们扶摇派不兴这一套。 <laughs> 那姓什么？小鸡炖蘑菇。师傅，师兄，嘿嘿嘿嘿，小烟来了。哎呦，师傅，你怎么住的这么破呀？哎呀，你这小木桌腿都瘸了一条了。 还拿石头垫着，哎呦，都裂了这么多缝了，你赶紧换一张吧。嘿，哎，嘿，哎，小钱，昨天怎么不找我玩去？四师弟，哦，哇，小钱，你换成这身大人的打扮真好看，跟玉做的似的。不过，家养的孩子就是太腼腆，跟我们走南闯北的就是不一样。 以后还得靠我罩着，小云，过来。哎， <laughs> 师傅，你虽是后入门，但年岁比你三师兄稍长，为师要先嘱咐你几句。哦哦，好。你生性跳脱，失于轻浮，因此。 为师送你“磐石”二字作戒，是提醒你：天道既投机取巧，既交金自赢，既用心不专，日后当常沉敛收心，不可一日懈怠，懂吗？嗯。啊。程潜。在。来。 <laughs> 你过来。是，师傅会说我什么？他会说我心眼小吗？还是不够仁义，不够有爱？嗯，你呀，你心里有数。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就送你“自在”二字作谢吧。只有这些吗？ 明明对韩渊说了那么多，师傅，什么是自在？啊，就是让我清心安神，努力修行的意思吗？嗯，现在就算是吧。现在是，以后就不是了吗？而且什么叫做就算是？是，多谢师傅教诲。 这孩子礼数周全，却不够真心实意。只是不想在外人面前伤了自己装出来的文雅吧？唉，他纵然悟性再好，其天性也与大道相去甚远呐。程潜，小渊。 你们过来，哦，你们看看这木桌的背面是什么？嚯，都被虫子蛀了这么多眼儿了！我就说太破。让你们看的是虫眼中间的字。啊，对对对，还真是，好多密密麻麻的小字儿。 这就是入门时为师首先要传给你们的，我扶摇派门规。你二人须得一字不差的记下来。从今日开始，每日默写一遍，写足七七四十九天为止。堂堂的一派门规，就刻在一张三条腿的木桌下面。啊！哎呦！ 都什么呀，师傅？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师傅可能是只黄鼠狼，借此狗屁不通。门规刻在烂木桌下。师兄是个娘娘腔，师弟是个不识字的叫花子。我的修行生涯就这么开始了？以后能修出什么好来吗？ 叔，该用饭了。三师叔，哦，雪清哥，你来了。怎么抄了这么多遍门规啊？师傅不是说一天一遍就可以了吗？ <laughs> 我喜欢抄。没想到我还能有一间书房，还能在纸上写字，让我写多少我都愿意。 写的不好看，让雪清哥笑话了。哪里？我帮你把纸收好。该用饭了。不识字，却能模仿着写成这样，也不容易了。已经抄了五遍了吗？ <sighs> 真是一遍比一遍写的好了。 这些字和山门上匾额的字体是一样的，谁写的呢？难道是师傅？五池堂？我怎么走到师傅这儿来了？啊，是师傅吗？ 师傅，你你是谁？怎么在我师傅的院子里？哼！放！小东西，他的手好凉，胆子倒肥。回去。 三师叔这么早就醒了，啊，雪清哥，睡不着了就起来浇浇花。呃，啊，跟三师叔比，我倒是显得懒惰了。我这就给你梳头更衣，今天要去传道堂听晨课。这个亭子便是传道堂了，咱们来的有点早。 三师叔，请坐吧。三师叔，请用茶。哦，谢谢。二师叔，你慢些吧。那边走过来的，就是二师叔。哦，是叫李云吧？我在布置堂见过写着这个名字的木牌。对。二师兄。嗯。 听说师傅带回来两个小师弟，就是你吗？是我，和四师弟含冤。那你叫什么？程前。哼，小钱啊，你好你好。小钱。我和你很熟吗？小钱。 <laughs> 你来这么早啊？师傅，四师弟。嗯。 哇，这么多点心啊！好，嗯，嗯，好吃。嗯，小钱，昨天你吃完就跑哪去了？又不找我玩。哎，哎，我再尝尝这个。嗯，喂，师傅，你也吃啊？嗯嗯，你自己吃吧。嗯嗯，小钱，今天你可别躲屋里了。真是丑人多作这醋窑山里啊。 <laughs> 竟然是坐在躺椅上被人抬着来的，这是来听乘客的，还是来兴风作浪？嗯，哎，少爷稍等，石凳还得擦擦才坐呀。 放个垫子，少爷，请用茶。哎，哎，小钱，你看，他那个茶托还是刻了符咒的，热茶杯立刻就冷下来了。嗯，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陈客，众弟子来与我齐诵《清净经》。哎，师傅，什么是《清净经》啊？祖师曰：“欲登大道，必正其身，静其心，去其六欲。” 诵此经者可得千峰服下他不会把自己憋死吧黄泉苦及身弟子当弓持之日诵百遍方得辟邪千丈，功满道德 啊，总算念完了。啊，再念一次。啊！祖师曰：哎，小孩，你往那边去一点，给我腾个地方。哦。 少爷，美人靠给您放在这儿了。嗯，他倒是也有优点，睡觉不打呼。你叫韩渊是吧？啊，嗯。哎，回头你到我那玩去，叫上小钱。 什么味儿啊！这是我做的金蛤神水，神水，该不是金蛤的洗脚水吧？给给给给给，是干什么用的呀？嘿嘿嘿，你们看着啊，先把这纸团成团儿，再滴上几滴神水，变成癞蛤蟆了。 还是活的，飞禽走兽不玩，偏玩癞蛤蟆。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刚才严少爷像看坨屎一样看他了。 <laughs> 哎，你找三师弟去，找我。嗯，哎呀，旁门左道。嗯，小云呐，你可真成气呀！对对对，既然如此。 你来领着师弟们读经吧。哦。祖师曰：“欲登大道，必正其身，静其心，去其六欲。诵此经者，可得仙福其时，灵泉。” 功持之，日诵百遍。我念了十几遍了。写浅辟邪遣功满道德。好了，今天就念到这儿吧。他要是再念下去，我就要尿出来了。一静还应有一动，徒儿们与我出庭来。 啊，程潜，叫叫你大师兄，大师兄，醒醒。嗯，知道了。你先去。竟然没做药。对了，你叫什么来着？程潜。啊。啊啊！小玉儿，梳头。是。 他到底是什么动物变的妖精啊？木剑拿来是。啊，木剑！哎，小钱，师傅要表演御剑飞行了吗？御剑飞行？说书人说的故事就要成真了吗？师傅是要教我们练剑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拿剑啊？不急，先用木头剑。 嗯，急事了，急事了！哎，小钱，你说师傅会给咱们练个什么大招啊？扶摇木剑法，强身又健体，通气还活血，活到。 在身心，这是世上最安静的剑法了吧？剑尖走一圈，蜗牛也能爬到树顶了。对，小畜生还不让开，留心本门母剑，伤你性命。嗯，大 <laughs> 麻雀。 直接抬腿从剑上迈过去了。 <laughs> 这么荒唐的剑法，为什么二师兄看的那么认真？嗯嗯嗯，此乃我我扶摇木剑第第一式，鹏程万里。鹏程，这是大鹏展翅的姿势吗？我看是攻击大鸣。 <laughs> 小冤，我和你说过什么？沉脸收心，浮躁。哼，笑什么？不像话！晚上把《清净经》抄写五遍，明日拿来我看。嗯，师傅，我还不认字呢。趴下来，找着画。李云，你领着师弟们。 练起手式和第一式，回来我指点你第二式。好。听说他入门一年多了，才学到第二式，难不成就练了一整年的攻击打鸣？嘿，哈，嘿，哇，哈，二师兄武器倒是有股锐气。 真正的刀剑是不长眼的，与刀兵处要慎之又慎。程潜，你的手指不要抵在刃上，十指连心，自己感觉不到吗？是。东海有重剑三百斤，方才双手持拿。 小渊呐，我看你不是在练剑，是在打铁。哎呀，李云，练什么玩意哎呀，你这李云还玩两样，剩下那俩不就是耍猴呢吗？扶摇，你进吧。不过这个小孩长得倒是挺顺眼。强身。 但他还小，将来会不会长残也不知道。师傅，您看我第一式都练这么好了，该教我第二式了吧？嗯，再等等。啊！您刚才不是说要教我吗？ <laughs> 我都修了八年了，才练到第三式。你也太小瞧扶摇木剑。当年我在家也是跟着剑术师傅学过些。 好歹能看出剑法的好赖。这扶摇木剑，儿，这扶摇木剑一共五式，分别是鹏程万里、上下求索、事与愿违、盛极而衰和返璞归真。每一式有二十五招。 这全部的一百二十五招，有数不清的变换，包罗了天地万象。包罗了多少万象？你倒是讲讲啊！不拆剑招，不细讲，什么都让自己领悟，能领悟才怪。唉，再练练第三式。 事与愿违，去年真晦气。哎，两年了，怎么练他都觉得别扭。哎，少爷累了吧？少爷，我给您不看吗？休息会儿吧，我给您捏一肩啊。要不您给我倒杯水？山山，走开，走开！别在这碍事。以后我练剑的时候，我不叫你们不准过来。少爷，这是新规矩吗？对，以后我练剑的时候。 我不叫你们，不准随意围过来！现眼！嚯，他还知道什么叫现眼？嗯， <clears throat> 呃，小云，徒儿，你看这招，你二师弟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一会儿你指点一下三师弟。师傅我，师傅为什么不亲自教我？ 师兄能教什么？教我怎样照镜子，能显得鼻梁高吗？我事与愿违，这一事好像总有哪儿不对。 <laughs> 哪里不对？哪里都不对，通体都不顺畅，觉得全身就像是江河逆流一样，吃力的要命。这你让我怎么说呀？好像是不大好看。 <laughs> 还是个穿金戴银的草包， <laughs> 欲速则不达。这一世，你可以再等一等。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你再长高几寸吧。你， <laughs> 为师先去休息一会儿。 这个老柴火棒子，从没露过一点真本事，只会摆些架子货，其他什么都不管。 <laughs> 哎呀，小玉儿！啊，少爷，怎么了？我我做错什么了吗？他的意思是石头上凉。哎呀，谢谢雪清哥。小玉儿罪该万死，少爷怎么能直接坐在石凳上呢？ 石头这么凉，必须得垫三层垫子才是。哼，啊，想让你练吧，我看着，哪里不懂来问。嗯。扶摇。好在师傅演示的马剑动作倒是都记住了，好好练，绝不能让那个草包纠正我。 这小崽子竟然将第一式的几招按着口诀拆开了练过，活神仙！他在模仿李云？等等，他手里的木剑好像有了剑意。对了，这一式叫鹏程万里。 像扶摇山的我一样吧。这么多仙器，哇！我也可以御剑飞行吗？不对，它不是剑意，而是扶摇木剑本身暗合了执剑人的心境，是剑法自己在引导拿剑的人。怪不得师傅从来不解释，因为这剑法本身是活的。怪不得我从第二式开始就力不从心了。 上下求索，你不知道上下求索的滋味。第三式，事与愿违。明白什么叫事与愿违，所以目前再也无法引导我了。看来，我该下山游历一番了。忽而秋风云飘摇。 些太遥远的过去在心中回响，留种多欢欣和悲伤。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前途有多坦荡，依然生色来去茫茫。你写的什么玩意儿？狗爪子按的都比这个工整些。师兄，你看，沙漏又停了。 <laughs> 臭小子！ 今天我要是不，少爷放开我，放开！你冷静啊，少爷！今天要是不打死他，我就不姓严。少爷冷静啊！二师兄，什么方法能唤醒七感啊？我看过一本书，记的是咱们扶摇山的风物，说这山下镇着大妖，每月朔望之夜，你说寒月昨晚一夜未归，还不快去找？大家都去！ 山川往事迢迢，少年人意气自比天高。今樽已备好，儿时芙蓉梦已不再变老。多少回苦练学下每一招，浮生在尘埃中修道，何时才乘风扶摇？ 乘着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王，经留下的风雨万丈，理性人间疾苦，让心不再惶惶，此去扶摇直上。 太遥远的过去在心中回响，有诸多欢欣和悲伤。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前途有多坦荡？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听落下的风雨万丈，逆行人间疾苦。 心不再惶惶，自去扶摇直上。回声再看，直到苍茫。